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啊，咱说到这个德黑兰会议是吧？罗斯福、丘吉尔、这个斯大林啊，这三巨头商量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四四年五一之前啊，要在法国登陆啊，做加班狗啊，开辟这个第二战场。这个计划呢，就被命名为那个“霸王行动”，而且呢，在会上还定了。 霸王行动，盟军的总司令由美国陆军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这艾森豪威尔啊，咱们之前没少提啊，很多人呢把他列为二战美国的第一名将，但其实呢，关于他的争议啊是很多的啊。首先呢，就是因为他是个德国人的后代，那这虽然在这个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嘛，啊，世界民族种族的博物馆，那这不太稀奇。 但是战争期间人心叵测呀啊，为此呢，怀疑他的人呢就不在少数。更大的质疑呢，他在火炬行动之前啊就没当过高级指挥官，一直做参谋工作。二战爆发三九年的时候，他才是中校是吧？从来没有独立指挥过战斗部队。这个指挥官跟参谋是有很大区别的。那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啊。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指挥官呐。 得有最终的决定权啊，决定负责就得能拍板参谋呢，就是做调研，然后出主意啊。最终怎么决定是指挥官的事儿啊。但是美国陆军总参谋长这个马歇尔力挺艾森豪威尔啊，他最看重的呢是这个艾森豪威尔的情商啊，因为这个英美联军呢财大气粗啊，拔根汗毛比比小日本腰都粗是吧？不缺人，不缺钱，不缺家伙。这个时候呢。 作为联军总司令，最重要的是能把大家摆平啊，让像什么巴顿呐、蒙哥马利呀这些不同国籍、性格迥异的人啊，能踏踏实实一起干活啊，别这个自个儿跟自个儿作妖啊，还得负责呢，跟罗斯福啊、丘吉尔啊这些大佬协商协调工作。北非和西西里岛登陆成功之后啊，艾森豪威尔的能力呢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四四年一月，他在伦敦呢组建了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之后呢，第一件事儿啊就是选定几个最重要的指挥官。首先呢，艾森豪威尔的副手，也就是盟军的副总司令，由英国空军上将亚瑟·特德担任。特德名气虽然不算特别大，但是能力极强，而且呢，现在空军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执行登陆作战的呢是英国的两个集团军和美国的一个集团军的兵力，由蒙哥马利担任联军陆军总指挥，同时呢兼任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迈尔斯·邓普西将军指挥英国第二集团军，美军第一集团军呢由之前一直给巴顿当副手的布莱德雷指挥。特拉福德·马洛里将军担任盟军空军总指挥。 伯特兰·拉姆齐将军担任海军总指挥，沃尔特·史密斯将军担任总参谋长。盟军这个时候集结在英国的整个兵力超过二百八十万人，可以说呢是占绝对的优势。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这么多人不可能一下子就移过去啊，就是传输过去不可能。那所以登陆的胜负手，实际上就在于第一批登陆的部队能不能出其不意冲上海滩。 顶住德军反击，建立稳固的登陆场，让后续部队源源不断的开上来。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到底在哪儿登陆。法国西部大西洋海岸线很长啊，绵延上千公里。其中呢，跟英国离得最近的地方呢是加莱啊，这儿呢英吉利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不到二十公里宽。想当年。 英法百年战争的时候，英军每次登陆法国基本上都是从这儿登陆，是吧？所以一直被认为呢是渡海登陆的最佳地点。那德军这边，那你想想，啊，拿脚趾头都能算明白，那盟军下一步准备在法国登陆啊，所以加班加点建设这个大西洋防线。那西线德军总司令是伦德施泰特老元帅，那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是 B 集团军群指挥官沙漠之狐隆美尔。 这俩人能力都没得说，不过对于怎么防御盟军登陆，他俩意见呢完全不同啊。伦德斯泰特，别看岁数挺大，但是精通装甲部队机动作战，所以他说呀，咱得机动防御，把装甲部队呢布置在离海岸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等敌人登陆以后，判断清楚主攻方向，再发动强大反击，把他们赶回大海。隆美尔不同意。 说您老没跟英美交过手吧？您见过盟军的飞机吗？是吧？您知道那铺天盖日的铁鸟飞过来什么感觉吗？我也想机动作战，但是盟军的空中优势会让咱们任何一支装甲部队都没法调动，所以必须把主力布置在海岸第一线，配合防御攻势，直接在海滩上进行战斗。俩人为此就争论不休。 后来正好呢，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大将来视察，这是德军里最懂坦克的人啊。他一来就被惊呆了，我了个天哪！隆美尔居然把坦克像碉堡一样布置在海岸的防线上面。 这在古德里安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隆美尔是不是脑子进屎了吧你？这怎么回事？这还是那个神出鬼没的沙漠之狐吗？是吧？但是隆美尔非常固执，说你们只跟毛熊打过仗，你们没见过美英的飞机，装甲师布置在后方，根本就开不到前线，瞎子点灯白费了，是吧？大家吵来吵去，最后吵到希特勒这儿，希特勒呢就和了个稀泥。 搞了个折中啊，西线德军十个装甲师，三个归隆美尔指挥，其余的作为预备队留在后方。这么一看，似乎是争论双方各得一半，但实际上谁的想法都没法实现，两边谁的兵力都不够。另外呢，希特勒命令说，没有朕的批准，谁也无权调动装甲部队啊！这简直啊，就是帮着盟军把这几位将军的手脚啊都给捆住了。 即使条件如此不利，隆美尔也没有放弃，日以继夜的在海岸布置防御。德国人从40年开始就修建大西洋壁垒，但是呢，那会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隆美尔上任几个月就拼命加强防御，布置了数百万枚地雷，还有各种障碍物啊，比如呢拿这个混凝土做一个四棱锥体啊，可以让登陆艇搁浅啊，被称为“恶魔方块”。还有呢，用钢条焊接而成的反坦克路障。隆美尔还预料到盟军会用大量散兵空降，所以呢放水淹没了后方很多地方。 不过，对于盟军会在哪儿登陆，隆美尔和伦德斯泰特呀两位元帅都拿不准，只能靠这个间谍收集的情报来推测。这就又轮到了拔了毛比猴精的英国人大显身手。之前立下大功的英国情报部门，这次呢又制定了一个更大的行动计划，被称为“卫士行动”啊。 以前咱们在这个特辑节目里呢提到过啊，说这里面呢甚至还用了苦肉计，故意牺牲不少自己的特工来欺骗德国人呢。卫士行动里边最大的一部分被称为坚忍行动，这个计划特别绝，是吧？比上次肉馅计划有过之无不及啊！就是把之前因为这个打耳光事件被撤职的巴顿将军请到了。 爱丁堡啊，在这儿呢建了一个不存在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群司令部，下辖两个不存在的美国第十四集团军和英国第四集团军，还虚设了下面一堆部队，那个番号啊，什么师长、参谋长一应俱全，然后大规模安置假的营房、仓库，甚至充气的飞机、坦克啊，就差安置充气娃娃了啊。巴顿呢，还经常故意在当地抛头露面啊，到处参加活动、发表演说。 巴顿是当时美军最能打的名将，德国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啊，就因为打了俩大头兵，盟军就能愣不让他指挥登陆。爱丁堡在英国北部嘛，苏格兰首府啊，所以这德国人就觉得，哎，你们会不会是登陆挪威呀？要登陆法国，肯定也是比较靠北的家来，光巴顿还不够。 英国人还搞了个铜头蛇行动啊，找了一个长得巨像蒙哥马利的演员啊，安排他呢跟这个蒙哥马利本人啊待一段时间，学习蒙哥马利的举手投足，甚至一些小动作。然后呢，让这位演员先后访问了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让德国人误以为盟军有可能从法国在地中海一侧的海岸登陆。这么多欺骗行动的背后。 盟军就把真实的登陆地点选在了法国西部的诺曼底，这儿离英国大概七十公里左右。选择诺曼底的最大原因是出其不意，而且呢，它西边的瑟堡是这边最大的港口，这是后续登陆必不可少的。开始的时候呢，盟军认为啊，首批登陆需要三个师的部队。 后来为了保险起见，增加到了六个师，但是也就是需要更多的登陆艇，所以登陆时间呢就推迟到了这个六月初啊。其实，在这之前的两年。 英国人就曾经试探性的进行过登陆作战，那当时派了六千人的加拿大军队登陆了法国北部的港口迪耶普，是吧？想看看德军对登陆行动呢是怎么个反应。结果不出意料，损失惨重，是吧？登陆部队呢损失过半。也有人说啊，这个登陆就是假的，啊，不就是那个斯大林老催丘吉尔吗？是吧？所以丘吉尔呢就假模假式的 登一下路啊，登一下路，牺牲的这是加拿大人，还有波兰人，啊，还有流亡在英国的这波兰军队，让他们登陆。说这登陆之前呢，还还这个广播，让法国地下组织起义响应盟军登陆。结果呢，法国地下组织觉得啊，你缺心眼儿吧？你这一广播不，德国人都去了吗？没有，法国地下组织去啊，是德国的这个军队去了，所以登陆损失惨重，啊，然后从底耶普逃回来的这些伤兵。 在今后那一年多的时间，就成了丘吉尔的宝贝，是吧？你斯大林不是说要让这个、这个、这个盟军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吗？是吧？据说德黑兰会议上，这个丘吉尔都带着这些伤兵去，是吧？大元帅不是我们不想登陆，你问问这些老兵，能登陆吗？这帮老兵哦，不行不行不行！你看大元帅不是我不干吧，是吧？所以那事儿是一个假的啊，是一个假的啊。 这次在诺曼底的登陆，那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登陆作战。那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那是泰山压顶、千斤重担，只能赢是不能输。八王行动最关键的就是第一天的抢滩登陆战。艾森豪威尔计划用六个师啊，在五片海滩同时登陆。 美军负责两片，英军和加拿大军队负责三片，同时呢，把三个空降师空投到战线后方，切断德军的增援线路。最终呢，行动计划定在了六月六号凌晨，这一天呢，被称为地日”。盟军对行动做了大量的保密工作，知道行动计划的人被赋予了一个代号，叫“比哥”。 所有比哥都被严格限制，不能派到任何危险地方，防止他们被俘虏。那不过呢，意外还是发生了。四月二十七号，在英国一个海滩进行演习的美国几艘登陆艇被德军的鱼雷艇和潜艇偷袭，将近一千人阵亡，是吧？失踪的名单里有十个比哥啊。结果盟军派出大量人力搜寻，直到把十个比哥的尸体全部找到，才算松了一口气儿。 万事俱备，时间就来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六号。这一天的英吉利海峡又是一个风大浪急的天气。凌晨零点十六分，英军第六空降师最先空降到了诺曼底左翼的一片小村庄，迅速占领了附近的几座小桥。紧跟着，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幺零幺空降师也开始空投，但是他们运气比较差，伞兵啊落得非常分散。 很多人掉到了隆美尔放水淹没的地方，虽然水不深啊，但是很多伞兵还是因为装备太重淹死了。集合起来的八十二空降师占领了一个叫埃格里斯的小镇，这个地方呢也就成了法国第一个被解放的地方。就在同一时刻，艾森豪威尔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动员令之后，盟军浩浩荡荡的舰队满载登陆部队出发了。 不过，对于这次行动的结局，艾森豪威尔心里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他准备了两份演讲稿，一份是行动成功用的，另一份呢是这个行动失败用的，那就跟要选总统似的啊，准备一个胜选演说，一个败选演说啊，可见他心情之忐忑。那么，盟军这次登陆成功了吗？隆美尔又会如何应对呢？咱们下一集再讲。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